锵锵三人行，咱们这个昨天还在说这个旧金山摔飞机啊，韩亚航空摔飞机的事儿，我就提出一个，就是我老就有点担心，就是飞机毕竟啊是人开的，嗯，这个人呐，天天上班上几十年，干着一样的事儿，我就说他能不能保证次次都是。 全神贯注，就一个状态。但是其实我总是有有有时候我坐飞机，我也瞎替他考虑。我说这也是你的命啊，这个驾驶员。是啊，对吧？你不能不认真吧？嗯。但是有时候，你知道，你那天说到西方的机师，有的时候更猛啊。你知道有个电影啊，据说啊都有一定的真实的原型，就是那个丹宿华盛顿最近拍的一个电影，就叫一个航班。他讲的是这个飞机多年的老驾驶员啊，酗酒、酗毒、吸毒。 最后飞机出了事儿以后啊，实际上是飞机出了这个危险情况，他吸了这个可卡因，上了飞机。但是我都认为，可能也正因为他吸了这个可卡因呐，他这个高度兴奋，临危不乱，高度发挥，至少在电影里是么表现的哈， <laughs> 飞出了一种人类没有飞过的，就是这个飞机轮子这个怎么样出了毛病了，他最后就把这个飞机啊倒着，哈，这瞎编吧，瞎编啊瞎编。 飞过危危危险区，嗯，最后就停在那儿。但实际就是这个片子，它是有一个背景，就是他最后上法庭，就是说有一些飞机师有这种嗜好，嗯，那么实际上就潜伏着这种危险性，嗯，所以我就。 老是挺担心这种事儿。你是不是也觉得自己现在做了这么多年主持人，有点感觉上有点懈怠啊，或者是有点疲劳啊，有点疲倦，找点刺激？我不能保证每一次还都那么认真，但是我不认真死不了人呢，是吧？观众都活得好好的。那倒是。 <laughs> 他都不看，那那更健康，对不对？那倒是。但是飞行驾驶员这个事儿啊。 不是你说到这儿哈，既然说到这儿，我就再多说一句，就是那天聊起这个韩亚航空出事儿这个事儿，我有一个朋友弱弱的说一句，我觉得这个可能这应该不是事实，但是他说了一句以后，当时我们所有人在旁边都都觉得有可能。为什么那么说呢？就是他说，呃，韩国的飞机啊，就是有有有一种可能会出事儿，就是因为他那个机师的英语啊，他说的可能。 不太，不太听得懂。然后呢，那边塔台的人呢就没有办法及时的给予帮助。哦，原来最后他一直说听不清，听不清，是听没听懂英语？不是，我看一个报道，因为我不怎么不懂啊。他说美语中左右啊，向左向右很很模糊，听不清楚。Right，l e t t right。 就是他说听不清楚，我就我觉得这左右这事儿一定得听清楚。这个事儿据现有我所查的资料，它是所有因素的聚合。对，比如说那个机场，嗯，那个自动导航这个装置关闭了，但是关闭已经关闭了好几个星期了，因为什么那儿有什么施工啊或者什么的，所以呢这个实习生啊他是手动，这个去降落，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通信信号，嗯，他最后传出来的就是说我听不清听不清听不清。 是吧？但不知道是语言问题还是技术问题。就反正当时我那朋友一说，该不会是他的那个英语没，就是就是听不懂还是怎么地的？然后我当时想，不会因为这个吧？ <laughs> 就，反正这个是操作上的事，还是操作。我是碰碰见过，就是我也当时也挺胆寒的，就是当然我也应该感谢人家，就是我坐的一个航班，人家这个飞机师啊，看咱们节目就认识我，但是他这个邀请啊，我也比较害怕。 他说：“哎，你到驾驶舱坐坐，那他他他看看看我们开飞机可以抽烟呢，可以抽烟， <laughs> 坐。 <laughs> ”我说：“谢谢， <laughs> 你好好开。” 把 <laughs> <laughs> 我吓坏了，当然也很感谢人家啊，也很感谢。碰见一个机长出来了以后跟我说说马先生你来了，说我这个我是机长，我说机长，我第一反应我说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然后他说没事，他说没事，那还有副驾驶，呢，就是已经飞了四十三个小时，副驾驶跟你聊天聊会儿天儿过去，那个没事，那个是在平稳状态，主要是降落，降落比起飞还危险。嗯，行，反正这是题外话，但题外话说的也不少。今天本来聊的不是这个。 的事情啊，今天本本来今天本来聊的跟飞机没有什么关系，跟这个富婆有关系。今天本来我是想说说这个陈振聪，陈振聪，嗯，呃，进了牢了，而且是重判，据说十二年是吧？对对是十二年，说是他的那个罪行就是顶封顶。 最多也就只能判十四年，所以重判到十二年。哎，陈振聪这个事情，我在香港，我听见香港有人私下里讲，这个事情啊，特别这个这个这怎么说呢？值得研究思思考。嗯。呃，他的这个遗嘱，嗯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不是百分百的，不是百分百。最后等于说呢？ 是一种什么东西做了一种，但是你也不能说这个判决是不公正的。这个呢，跟某种这个呃陪审团制度有关，跟这个法律制度有关。嗯，你看这个陪审团啊，是个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。它是个法律的外行，但是这种法律的精神在于什么呢？就是相信这种案子最终啊，依靠人类平均的常识。嗯，大家。 直觉、直的这个良知、常识、逻辑、理性就可以做出判断。嗯，OK。那么说陈振聪这个人，从某种道德的角度上讲，太恶劣了。对。而且你看他香港法官，咱们过去以为啊，像法像香香香港肯定是法治社会，那法院法官说的话肯定都特别呃这个这个法律条文。其实不是，其实反倒是我国的判决书啊。 最少这个呃道德的词儿，在你看咱们的判决书啊，都是依据什么什么刑法多少多少条，最多说两句啊，就是情节恶劣，对影响极大，极极极大，最多有两句这个。可是你看看香港法官那个词儿，说你无耻，你贪婪，你已经陈振聪，你是已经从小天天身上弄了三十亿港币，你还想贪图把他的这个家产谋为己有，那简直就像是一篇。 道德训斥，嗯，你知道吧？就是，哎，他这么谴责你，那么这个东西，这个里边儿真是等于说陪审团最后，对，六个市民还是几个市民，嗯，他共同裁定他们是多少个市民？五比，好像是五比一，是六比一，好像是，反正就是一个不同意嘛。他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于此，就是这个陈振聪啊，跟他没有关系，就是我说的没有关系，是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或者婚姻关系。 这两条都非常重要。嗯，婚姻大于血缘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人类现象。就是按理说血缘是第一位的，但是你最近那个人是没有血缘的，就是夫妻，因为你有另外一层关系，那关系呢是直接的、自愿的，所以你就大于了血缘关系。如果这两个关系都没有，那你就说不清了。咱们假设啊，假设陈振聪是他儿子。 是我儿子，不是不是不是，都是小甜甜的儿子，对对，为只是我说了。对对， <laughs> 如果是小甜甜的儿子，这这个最多是个民事，怎么他都弄不成刑事了。就算他造了假，你都说不清楚。就是天板上钉钉，他造了一个假，你也算不成了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家族之间呢有很多说不清的事儿，比如说。 比如说哈，他就说小甜甜是呃是是他妈说他说妈这么说的。当时虽然没写，但是我出于不忿，我自个儿造了个假，这是可能的，对吧？他他因为没有这个关系，所以呢他就就法官的这种判判词就非常重，就是你贪婪这个东西不该是你的。按照我们的常规判断，就是如果这儿子好吃懒做，是一十恶不赦的人，那理论上也该是他的。对，对不对？他是血缘，是文化。 嗯，文化认为。但是我看了这个报道，因为我还挺有兴趣的这个事儿，然后我看了， <laughs> 我看了一些花边，我觉得有点意思。因为陈振聪啊，就是呃，到后期不是这官司打了七年嘛，就说了好多，好像意思就是说我是陈，其实我虽然没有法律上的关系，但其实我是小甜甜的那个感觉，好像是情人这样的这样的呃是。这也说不出来的对，他就因为他是这么说，他是情人这样的关系，但你看哈，判决的那天就是。 呃，就好像就是昨天还是，就反正这几天吧，这这这几天，然后判决那天，他妻子，在下面泪流满脸，反正我看文章是这么写的哈，对，就从一开始就开始在那流眼泪。那如果你说你老公在外面跟别人有情人的关系，然后现在判他，是吧？然后而且因为他。 做了这些坏事儿，然后这也挺讨厌的，什么的，钱都被什么法院没收，什么乱七八糟，你也是没钱的一个人了。他还骗你，在外面有其其他的情人，不管他是富豪还是什么呢？他不一定是骗的，这个过程啊，有可能他太太也知道，甚至也不排除啊。他们俩共同的。有可能啊。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，你你知道？那我想多了。对，不是他这多少年呢？他跟小甜甜之间的这个关系，实际上外人、呃、逐渐包括这个整个家庭，你知道有些时候啊，我就发现呢，好像那那天我就说谁啊？马马马马云啊，不是有一句名言说，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算问题。这跟我的生活经历一点都不吻合。我认为， <laughs> 我认为这辈子我觉得。 <laughs> 什么事儿都是开头说不是钱的问题，到最后都是钱的问题。就是我是说什么呢？就是说，你记得当年有个电影叫，就是说，呃，一个富翁说一百万美元，很著名的电影，一百万美元跟跟你女朋友睡一觉。对对。当这个金额呀，人人格就是价格，当价格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啊，事情不一样了。比如说，如果说咱们这个夫妻俩呀。嗯。 是要能谋他一千个亿的时候啊，你想想啊，对，你说世俗里说了，我老公跟这富婆睡一什么觉，你得看这个标的物，这个标的物要不同啊，放弃原来的原则，那就不不，但我觉得，哎，要像你你，我的人生观发生了改变， <laughs> 我当时看，咱俩要是夫妻，你说哎，我去跟他去陪他一晚上，但是咱的标的物可能是五千亿，哎，李艾。 我跟你说， <laughs> 把他吓着了。你难道还不让我去？你你你送我到门口。我我我当时看那个新闻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哟，这老婆还泪泪流满面，然后多么的那个。 然后他还那个进去的时候，就是陈振聪进去的时候，还那个微笑、微温暖的微笑，对着老婆还摆了摆手，这么两人还伉俪情深的感觉。我说太奇怪了，刚才你一没说，我明白了，这挺可怕的。你知道这个事儿，咱们先接下广告，《锵锵三人行》广告之后见。我给你看，你听着慎得慌啊！到后来陈振聪信了基督教嘛，然后呢，就是呃，香港《明报》报道啊，这个他被裁定。 啊，判囚十二年，到赤柱监狱服刑，那地方我也去过，不 <laughs> 是外外外头外 <laughs> 外外去过啊。然后他的妻子谭妙清六号中午十二点多带着日用品探监，逗留一小时后离开。习惯跟丈夫一块儿回教会的她，那天看完了丈夫哈，如常到青衣参与教会聚会。碰巧教会他每周都有个金句 来自于旧约，呃，来自于圣经的金句。碰巧那天讲的金句，你知道是什么？凡没有的，连他自以为有的，也要夺去。你说香港这媒体多会发掘？嗯。而且香港的有一句话， <laughs> 就是我们广东人啊，经常会说一句话：贪字最后得个贫。贪就贪那个字跟贫，的贫贫贫啊，对对对，贫穷的贫。贪字到最后就得个贫，就是如果用粤语说贪字。 最后好，大狗盘，绝对是。对，但是两个字因为很像嘛，然后这个放在这件案件上面，就是绝绝对是吻合的一塌糊涂。这里还说明一个问题，是很多人忽略的。你知道啊，一个人有巨额财富的时候，随着他年龄的增长，他身边的凑上来的人都是坏人。随着他财富越多，年龄越大，坏人就越坏，是吗？那肯定的。 哎，所以你你看，他这就是个例子。小甜甜身边怎么能碰上这么一人呢？对不对？所有人凭直观就知道这人是一坏人，就凭直觉嘛，嗯，对吧？为什么这么判？跟很多大部分人的直觉是相关的。我身边我见过很多老先生哈，身边有东西，比如是古董。我为什么说要把古董捐了呢？这不是我的，你还别惦记着，谁都别惦记着。如果你老了，你的判断力就下降。我想我现在的判断力没有问题。 我过二十年，过三十年，我就说说过五十年，我一定是个老糊涂。那我身边的人一定是阿谀奉承的，一定是觊觎你的各种财者名望，就是你肯定是有利用价值嘛。嗯。所以呢，这些人一个有巨额财富的人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你注意看古今中外，身边全是坏人。因为我经历过很多，我看见过很多，有很多老先生，比如我们过去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啊，一开始年轻的时候，身边的人都是比较。 不错的人，随着他年龄增长，越贴上去的人就越坏、越阴险、越能说那种低三下四的话。因为好人是有人格的，他不去说，对，没有目的，不去图。嗯，我因为什么小甜甜能跟这个这这叫什么玩意儿？陈镇为什么跟他那么能够能够推心置腹呢？就因为丫能说所有你爱听的话，他能放下身段的所有来贴上你。你有一个尊严的人是做不到的。 你要有有目的有有目的的人是可以做到的，没目的的人也做不到。我凭什么那么无原则的呀？是吧？他为什么能做到呢？就是他能够在最后，你甭管真的假的，他反正是弄了他好多钱，就是合法的。咱先说三十亿是合法弄的吧？三十亿前三十个亿是合法的吧？就是说。 什么叫知足啊？他真的他就长乐了。 <laughs> 他要知足三十个亿就够了，他三辈子也花不完。我就今天，过着最腐败的生活。对对对。但是就是想博，这你看香港人有一个，你到澳门赌场，他们叫以小博大。嗯。我觉得他这是这心情什么心情啊？这要博赢了，整个华贸，这王国博赢了，那当然是上千亿，对吧？但没博赢就是。 我反正作为一个穷人， <laughs> 我实在没有办法想象说，都有三十个亿了，还要八百多个亿干嘛使啊？这是咱们穷人的想法。 <laughs> 真是哎呦！主要你没有三十个亿，所以你没法想那个事儿。对对对，就我理解。哎，但是马先生，你见的有钱人多，这种你看我们没钱的人特别爱有这种想法。嗯，对，你是坏人呢， <laughs> 你老接近那些人。不是，是是这样，就是说你一个最有钱的人。 因为社会社会财富聚集很有一个有一个特征嘛，它是随着年龄增长嘛，很少有人就是年轻暴富，那也不好。就你生下来就有，你比如你是船王的女儿，生下来的第一任务就是我什么时候能摆脱这财产？他们身边全是八个保镖，很不痛快，是吧？这种人是很少的，大部分人积累财富都是通过自己一生，包括美国的富翁，包括香港，包括我们大陆的富翁，更是这样了。那么他随着年龄的增长时候，他的就是他所获得的成就就变成一个包袱。 不仅是财财富，包括他的判断力。 所有的这些人最终身边一定就剩不下好人，剩下这种人，那你就面临的就是这个官司，就是这个。而且呢，这个陈正陈振聪一出事儿啊，大家对风水师这个职业就开始非常的好奇了， <laughs> 吧？殃及殃及一个行业，是。你你想想说，这个风水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？因为可能现在在我们大陆这边哈，就是风水这个东西，还就因为老一辈儿人还在说这是封建啊、迷信啊什么的，还还不是一个好像能够完全放在台面上的事儿，但。 在香港，这是好像是一个非常对对。现在大陆人也很重视啊，这开发房地产的都找这风水师啊，要看看风水啊。不是这个，因为陈振聪这个事儿一出来，大家都觉得风水师都是骗子。至于我对这个完全没有研究，我就在想，这些算命的呀、风水的呀、包括星座的呀，他们是不是都是？其实，首先有一点，他们是不是都很懂人性？就比如说，这么我相信，小甜甜身边不止陈振聪一个人。对。 肯定有好多人都想贴那为什么陈振聪的获利最多，而且他走得最近？他肯定首先都非常懂人性，他他特别明白。比如说，就像刚才马老师说的，他什么好，他喜欢听什么，我就说什么。你得首先知道人家喜欢听什么。而且你还不能说过了啊，对，你说过了也不成，人家也不是傻子，对，那都是人精。所以啊，振聪啊，聪明的聪啊，他这些这个人不傻呀。但是你看，他最后也扛不过他自己的人性。 这你说，哎，这就是刚才咱说的这种，为什么呢？特有钱的人他还觉得没够呢？这个是什么？咱们确实像咱们平常人啊，甭说三十个亿了，是 <laughs> 有一个，对，就就就停止，我就退休了，真的停止奋斗了，那还还还干什么呀？享受完了，他们是为什么呢？就是这个，因为物物欲啊，跟体力的身上，比如跟性欲比呀。 他有一个没底，性欲是有底的，就是说你使完了劲儿，对对，你不可能物欲是没底的嘛，谁都你没到那个地步，你不会设想的那么大。你比如我们现在有很多年轻人，我看创业的时候说想当李嘉诚，这就是胡说了。 <laughs> 李嘉诚一开始只想卖塑料盆、塑料花，他没想过那么大，他只是每走一步才设定更高的一个目标。我们现在的人是容易设定一个极高的目标，但是。 就不容易理解，但是我认为呢，有三十个亿的人想象那个就变得顺理成章，因为我们都没有。我觉得有可能是，比如说你当你有，比如说你当有一个亿的时候，你接触的身边的朋友都是亿万富翁了，你一个亿你就是最穷的，其他人都是。 好说歹说也有三个亿吧，也有十几个亿的，你就会觉得我原来在这帮人里头我是最卑微的。他不会说我在跟那个有几十万的人比了，因为他那个时候他身边的朋友都是亿万富翁。还哎，你说的就是我的情况。我这辈子虽然收入也在增加，但是我永远觉得我周围的人都比我有钱。哎，是不是我也爱攀附权贵？ <laughs> 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是我觉得陈振聪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他跟小甜甜的接触中啊，把这个。 基于他这个财产，这份财产获得手的这个可能性增加了，就是他跟他有多亲密，咱们是不清楚的，外界是不清楚的，他起码觉得这事儿是可能的了，或者说他。 认为胜算很大，嗯，是不是？他因为他不是个傻子。假设说他这个遗嘱真的还有点靠谱，对，是小甜甜在某一种状态下说过，或者是不管他是怎么蒙还是怎么着的啊，有有点谱。那么他他当然认为这有戏啊。而且他那个遗嘱一开始还给被被被被被鉴定为真的嘛？对，曾经被鉴定为真的。真的就是说他这个还真不是说那个、当时打官司的阶段，两边都找的是国际一流的这个笔迹鉴定专家呀。当时争的也是。 互不相让，对，所以这事儿我这真的啊，这个香港的这种法律制度都值得我们思考。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这个你看，我这这两天看这个三联上介介介绍，你应该知道，就是呃，美国这次习近平和奥巴马在一个庄园里。 那个庄园呢是私人的，一对夫妻在家里就是有钱。他原来是英呃美国驻英国大使嘛，也是收收藏了，收藏很多中国艺艺艺艺艺呃这个中国艺术。但是你说这对老夫妻，这就是说在亚洲很少，亚洲有钱的就肯定给家里人、给孩子或者这些。这对老夫妻，你说到最后这个钱呢，包括我的庄园，我都是献给国家，充公了，自愿自愿充公，就我要求世界首脑就用我这庄园。 解决你们世界问题，我给你们提供场所。 哎，他们这个财富观也是有意思，对，也是开放，也是自己挣的钱呢，是吗？我觉得人家有钱的时间可能比较久，就自然就开放一些吧。还是是这样吗？对，西方人也不光是这个，西方人的文化观念认为财富的继承不仅仅是血缘家族的继承，更多的是社会，所以他考虑社会对这样的想法太好。所以，呃，所以美国的美国的一流的富翁都留下巨额的社会财富，我说的是社会财富。你你比如像卡耐基呀。 <laughs> 像这个摩根呐，像这个这个海林顿呐，像什么盖蒂啊，这都有巨额的盖蒂博物馆，那都是盖蒂一生的积蓄。盖一博物馆留给社会。你说咱们这个俗俗人就觉得他孩子也没意见是吗？对。 有意见没用的，美国人都在这点上对子女的都是，你像比尔盖茨说就是一人给多少给给一千万美是给多少？那倒是，比如说我认识一个朋友，他现在在呃中国住的是那种，就是当然了，外国朋友哈，他可能比较喜欢四合院，但是你真的是要租一四合院，那也老贵了，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杂院。 就四合院里头的一个房子，那相对来说其实是住的不是那么好的哈。然后他刚刚不是七月四号之前，因为美国假期嘛，他就回美国去了。然后还邀请我说，一块回纽约玩啊！我家在什么有游泳池的大房子。 <gasps> 我傻了，我说原来你是有钱人在纽约呀，那真是不便宜对吧？他说哦不不，那是我爸妈的，我只是回去我可以住。啊。所以人家的概念里头就是这样，我的是我的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》。 那真是，他可能还觉得就是我们。